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十四集。洛寒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云淹没，云间的水和冰打在防护罩上，发出砰砰的声音。洛寒惊讶，极目向震动的地方望去，怎么了？ 林青霄脸色并不好，他忽然御剑拔高高度，站立到云雾之上。亚雨逃出来了？什么？看押在中山的凶手。林青霄将灵气凝结在双眼，白茫茫的云雾对他仿若无物。雷劫劈毁了主峰，没想到破坏了亚雨的封印，现在他趁着封印松动，冲出来了。 洛寒想到主峰来往不息的弟子，不由皱眉。只是唐问天门等都在主峰，许多低阶弟子也在。凶兽逃出来，岂不是会伤到很多人？林青霄将剑调转了方向，看向洛寒。今日我来不及送你去上课了。这种时候我还在乎这个吗？洛寒无奈，飞快说：“快去主峰制服凶兽要紧。”林青霄回城的时候，剑光速度翻了好几倍。 即便如此，他们到达主峰时，许多宫殿已是一片狼藉。洛寒扶起一个倒在地上的弟子，问：“凶手现在在哪里？”弟子身上负了伤，艰难地指向正南方向：“他往问天门方向去了。”问天门。洛寒灵光一闪，忽然想起一段情节来。 他就说：“为什么听着亚宇的名字莫名耳熟？原来是这段情节。原书中，中山同样被劈毁了一半，亚宇也趁机跑了出来。只不过那时候的林青霄还困在绝灵深渊，并未回到中山。凶兽亚宇是男主带领着弟子们降服的。当然了，若只是区区凶兽，不值得在书中特意写一笔。” 碰巧那天，女主云梦还要下山，而男主又被表妹叫回去了。女主失魂落魄出门时，被冲破封印的凶兽拦住。她与其他弟子一起摆剑阵，试图困住凶兽，结果反被凶兽压制，剑阵被毁，女主也摔倒在凶兽爪子边。生死一线间，男主赶来替女主挡住了凶兽的攻击，但是女主也被凶兽抓起来当人质了。 后来，男主临危不乱，擦着女主脖子，在凶兽要害之处射了一箭，凶兽被制服了，女主的心也被伤透了。因为这种剧情和后面的掏心掏肾比起来，实在平平无奇，所以洛寒刚才还真没联想起来。现在听弟子说问天门，洛寒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今天就是男女主从甜甜甜转变为虐虐虐的那一天。 一切都和原文对得上号。林崇玉半路被生病的表妹叫走了，云梦涵独自一人下山买法器，正往问天门而去。唯一的不同，大概就是洛寒来到了这个时空，提前把林清霄从绝灵深渊中带出来了。林清霄飞快地给弟子使了个回灵诀，转身见洛寒有些出神的样子，心中微微一动，他不动声色问：“怎么了？” 洛寒回神，掩饰住脸上表情，摇头说：“啊，没事，我们快去问天门吧。”洛寒和林清霄往问天门的方向赶，越靠近广场，人越多越杂。忽然地面猛地一震，随后传来震耳欲聋的咆哮声，是亚鱼。洛寒刚刚赶到问天门，就看到林崇玉挽着弓，毫不犹豫地冲凶兽放了一箭。 凶兽虽然还是兽，可是已经生出些许灵智，知道用人挡在自己前面。云梦涵被亚羽抓在爪子中，挡在心脏之前。林重玉这一剑直奔凶兽心脏，几乎是擦着云梦涵的脖子飞过。只要剑尖再偏一点儿，或者凶兽的爪子稍微动弹一下，死的就是云梦涵了。洛寒亲眼看到那支箭射出去。 在云梦涵脖子旁划出一道血线，然后深深没入凶手胸腔。洛寒倒吸一口凉气，不由得摸向自己的脖梗，他只是看着就痛了。林清霄也看到了，他脸色冰冷，忍无可忍的低斥：“荒诞！”对战现场拿着赤焰弓对自己放箭，亏林崇玉他做得出来。 赤焰剑飞入亚羽胸腔后，立刻变成真火烧了起来。亚羽被灼得发痛，猛然发怒，丢下手的铜枝，狂怒仰头嘶吼。云梦寒从亚羽爪子里落下，没有任何缓冲，直接朝地面摔去。云梦寒坠落的时候，林崇玉瞳孔收缩，他身形下意识一动，而素隐月忽然痛呼一声，似乎是被亚羽的声波伤到了。 林宠玉只能停下脚步，回身照看素隐月。这片刻耽搁的功夫，云梦寒已经摔到地上了。云梦寒结剑阵被反噬，本来就受了很重的内伤，现在近距离受到亚雨的声波攻击，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。他的脖子上还在隐隐作痛，内线血丝灼热无比，灼热之后变成刺骨的阴寒。 仿佛随时会让他的脖子断掉。云梦涵伏在地上，看到对面素隐月捧着心喊痛，林崇玉拥着素隐月，仿佛他当真受了什么了不得的重伤一般。云梦涵觉得自己的心特别冷，比他脖子上的伤都冷。而这时，身后的亚雨张开血盆大口，对着人群的方向咆哮，他彻底被林崇玉的做法激怒了。 一心想杀了这些蝼蚁泄愤。云梦涵作为距离最近的人，首当其冲。云梦涵感觉到一股腥风从身后袭来，他都闻到亚羽牙齿间的血腥气了。他看到对面许多人都露出害怕之色，林崇玉的神色瞬间紧绷，立即不管不顾地朝他扑来。可是林崇玉距离云梦涵这么远。 就算用最快的速度也来不及了。云梦涵那一瞬间还在想，原来林重玉也会紧张。如果他死了，林重玉会为他伤心吗？云梦涵绝望地闭上眼，他比不上苏隐月好命，此生能死在林重玉眼前也算值得。他闭上眼，等待即将降临的痛苦。这时候，一股凛冽的寒意从身后袭来。 清正浩荡，一往无前。云梦涵惊讶地睁开眼，就发现亚宇的上下颚之间加了根冰蓝色的寒柱。云梦涵躺在地上，都能感受到寒气扑面而来。亚宇用力咬牙，想要合上嘴，不等他把冰柱咬断，一股剑气从后而至，直接撞向亚宇的脑袋上，撞得他退后了一大步。 云梦寒愣愣地看着那个从天而降的人，他衣袂翩跹，白衣如雪。林清霄落在云梦寒身前，又是连连几道剑招，硬生生把亚雨打到安全距离之后，云梦寒的性命危机暂时解决。他怔然看着他，口中喃喃：“二公子。”林清霄却没有回应。 他甚至连眼风都没有朝地上扫来。亚宇被打出人群后，林青霄立刻上前逼近亚宇身边对战。林青霄既修法术又修剑术，法术适合远攻，长于控制；可是真正论起杀伤力来，还是得近战用剑。林青霄把凶兽拉走了，周围的弟子们这才一拥而上，上前来辅导在地上的同门。 洛寒刚刚跑进，他本来想赶紧去看林清霄。但是路过时瞥见云梦寒的状态实在太惨，出于人道主义问了一句：“你还好吗？”云梦寒看见是洛寒，脸色莫名变得低落，他沉默不语，只是摇头。洛寒瞥了眼云梦寒脖子上的血痕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只能隐晦地说：“脖子上的伤口处理一下吧。” 赤焰宫封印了真火，不用特殊的灵药复制是不会愈合的。洛寒只是提醒云梦寒上药，至于林崇玉对着云梦寒射箭一事，全然避而不提。云梦寒和林崇玉是真爱，洛寒一个外人，无论劝和还是劝分都不讨好。反正这两人怎么折腾都不会散，那洛寒何必多嘴，枉做恶人呢？林崇玉和素隐月也走过来了。 林宠玉脸色沉重，看到洛寒后，以一种审视的目光仔细打量了一圈，然后才看向云梦寒。梦儿，你伤势如何？洛寒想问，你自己射的箭，你觉得呢？但是理智阻止了他。云梦寒此刻看起来虚弱无力，他一抬头就对上了素隐月的视线。 素隐月似乎是炫耀，又似乎是嘲讽。云梦涵复又垂下头，低声说：“我没事。”林崇玉见云梦涵不肯看他，心中一紧，沉声道：“我刚刚是为了大局考虑，你要理解。再说，我有把握不会射到你的。”素隐月跟在林崇玉身后，见状轻轻说道：“对啊。” 云姑娘，你要理解表哥，表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更多人。云梦涵的头低得更低了，因为要保护更多人，或者说要保护素隐月，就要牺牲他。洛寒听到这些话，挑眉。他在这对知名的三角恋中搜寻了一圈，默默收回视线，转过头去看林清霄。唉，还是看美人洗洗眼吧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